四念住第二天的课程结束了。今天晚上，我们开始研读这个经文的部分，了解它和我们现在实际所做的修行彼此之间的关系。这部经的名字叫《大念住经》。m a h a s a t i p a t t h a n Sutta，巴利文 “Sutta” 是经典的意思。 而马哈萨迪巴塔呢的马哈是大的意思。如果说这部经典是大的，那么也就是说有比这个小的。没错，有其他佛陀说的关于四念住的经典是比这部经典小一些。这部经典是马哈，是比较大的，因为它详尽说明了更多的。 题材内容，所以叫做大念住，马哈萨蒂巴塔纳。萨蒂是觉知，像我们昨天讨论过的，它是非常重要的法的一种能力。萨蒂是我们的五种能力、五个 i n d r y a 当中的一个，是我们要精通法所必须发展的一种能力。 saddi 是武力之一，是我们必须发展对法精通的力量，其中的一个。saddi 是七菩提分之一，是我们要达到完全觉悟所必须发展的一种要素，而 saddi 也是八圣道当中的正念，sama saddi。因此，对法的实修而言，saddi。 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study，按照字面上来解释，是记忆、回忆的意思，也就是现在印度话常常使用到的 “smarty” 这个字。但是内观的修行却和记忆这件事情无关。你不用去回忆过去的一些事情，这时候你应该记得的是。 你禅修观察的所缘，也就是说，整个色身之中的实相，关于身和心的实相，你应该一直记得。你的心不应该从你观察的实相上跑掉。所以，就这个观点而言，你可以说它是记忆。但是，为了更明确的了解，我们说 sati 是觉知的意思。 这也正是 study 在这里的意思。你是不能够对过去、对未来保持觉知的，你只能对现在、此刻呈现的实相保持觉知。这就是 study。a t t a n 是建立起来的意思。八这个字是广阔、多方面的意思。你多方面的建立起来了。 广阔的、多方面的，并不是仅仅只觉知。除了觉知，还要有智慧的成分在内。你不是只有觉知关于身心的实相，你也要体认到实相的特性。它是继续不断的升起、灭去，它是苦的根源。它不是我，也不是我的，它是。 没有实体的，这些都必须以直接的经验去体验，而不只是在知识的层面上了解而已。因此，这样才叫做 b o t a n a 才是具足了智慧、具足了修所成慧，也就是能让你体会实相真实特性的智慧。 以你自己直接的经验去发展具足这种智慧的觉知，觉知实相的真实特性，而不仅仅是它似乎是如此，或是它表面所呈现的样子。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经典称为《大念住经》（Mahasatipatthana Sutta）。接着。 开始解释经文。一闻未速灯，如是我闻。我是这样听说的。这句话不是佛陀说的，而是别人说的。这句话的背后有篇故事，一个内观的禅修者应该知道这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八十岁的佛陀。 离开了人间。当时，在场的大部分佛陀的学生，已经达到阿罗汉，完全解脱的最后终点。他们了解自然的法则，每个人一出生就必定会有死去的一天，不论是佛陀或者是凡夫都没有差别。当一个人到了凋零的年岁，就有一天。 必然要死去，但是那些还没有在法上增上受用的人，他们感觉非常难过，非常伤心，一些人甚至开始哭泣，而有一个人却感觉非常高兴。一个老比丘，年长而没有智慧的比丘，他觉得非常高兴。他说。 哦，太好了！这个老头子已经死了。我们一直在他的掌控之下，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这样做不能那样做。现在我们可以自由的做我们想做的了。他有个教导这样说：“阿达希阿达诺那托，你是你自己的主人。现在我能做自己的主人了，太棒了！这显示……” 僧团里已开始出现这样的分子，这样的情况。他们并不是真的对法有兴趣，他们只是因为发现，加入以佛陀为首的僧团，成为出家人，可以在这个社会当中得到某种身份地位，因而穿上袈裟。他们可以生活的舒适，比起其他方法，能够得到更多的供养。他们会得到更多的尊敬。 他们对法并没有兴趣。然而，对这位比丘，我觉得非常的感激，非常感谢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位老比丘宣布“太好了，佛陀已经离开人间了”，一位佛陀的上座弟子听到了这句话，他想：如果连今天。 都有这种人，那么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啊？以后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他们将会以自己的方式来扭曲佛陀的教法。事实上，后来真的发生了。应该如何保存佛陀所说的话？如何保存佛陀的教导呢？佛陀在三十五岁时觉悟。 而在八十岁过世，四十五年当中，日日夜夜，除了睡眠时间以外，就是不断的给予人们法的教导。即使连每天不超过两三个小时的睡眠，事实上一样是具足觉知和平等心，只是躺着让身体休息而已。他给了人们。 八万两千个开示，另外两千个是来自佛陀的阿罗汉弟子，所以一共是八万四千个开示。于是，这位名字叫做马哈嘎萨巴大家舍，这位长老比丘，他决定必须结集所有佛陀的教法。他觉得为了避免。 将来人们任意修改佛陀的教法，应该设法把他们保存下来，否则未来极有可能像这个伙伴一样，他们会把自己的话放到佛陀的口中，说佛陀是这样说的。他们将会舍弃某些对于法的增上是非常根本而重要的训诫，并且说是佛陀允许的。 还是如何，如何，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几个世纪以后，这些事情的确发生了。所以，大家是尊者认为，当这些曾经眼见耳闻佛陀教导的亲随弟子还在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佛陀确实说过的话保存下来。所以他决定召集五百位。 阿罗汉完全解脱的长老比丘进行经典结集。他说：“我们一起坐下来背诵所有佛陀的教导。一经过鉴定确认，我们就结集，并且宣读他们。这是佛陀入灭不久就进行的。如果直到一百年或两百年之后才进行结集，这样的结集人们可能接受。” 也可能不接受，所以应该现在就做。因此，大家设这位非常有智慧的尊者做了这个决定。即使少数人也能进行结集，但他集合了五百位年长的阿罗汉，为的是让当时和未来的人印象深刻，让他们知道。 有五百位阿罗汉集合在一起，背诵了佛陀的教法，给他一个确实的保证。当他要挑选五百位阿罗汉时，有个人说：“不，除非阿难达阿难也参加结集，否则这样的结集就不够完美。因此，只能挑四百九十九位，而让阿难也加入，成为五百位。” 现在，我们说说谁是阿难。阿难是佛陀的堂弟，当悉达多太子离家出家，直到觉悟之后，许多释家族的成员跟着佛陀出家，阿难也是其中一位。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追随着佛陀。当佛陀开始教导许许多多追随的弟子，使他们在法上。 增长，这个工作开始不断的扩展，自然的，他想要一位侍者，因而很多侍者到他身边帮忙，他为他服务。但是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人却怀着不同的动机，通常会有这样的动机：佛陀是个完全觉悟的人，他反对展现神通。 虽然无疑的，他具有神通能力，但他并不希望他的追随弟子去展现神通。如果我能亲近佛陀，就能幸运的看到一些佛陀所展现的神通。另外，有一些弟子，佛陀个人的侍者，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佛陀向来拒绝回答哲学上的问题。他曾经说过。 那些问题是没有用的，不要把你的时间浪费在这上面。他们认为，他不想在大众当中谈论这些问题，但是或许只要我能亲近他，他就可能会为我解说。最好我能够亲近佛陀，最好我能够个别的服侍佛陀。这些人当然都不能够。 长期的跟着佛陀，他们迟早都会离开的。直到佛陀五十五岁，他的侍者都还一直在变动。他一天天的老了，有人想应该有一个固定的侍者在佛陀身边。佛陀也同意，是的，一个值得信赖、固定的私人侍者是需要的。 许多年长比丘都非常热切，希望能担任这个工作，在佛陀身边为佛陀服务。但佛陀喜欢阿难，而阿难却保持沉默，他不置可否。大家知道，只要阿难说好，佛陀就会让他当侍者。但阿难并没有说。当大家试着去说服他，阿难说。 我有一些条件，如果佛陀接受我的条件，我就做他个人的侍者。有人告诉佛陀关于阿难的要求，你的条件是什么？他开的七八个条件，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利益、非常好的条件是：任何时候，您在任何地方给人们开示，假使我在场，那最好。 而不管任何原因，如果我不在场的话，当您回来之后，必须再把这个开始说给我听。佛陀接受了包括这个要求在内的所有条件，所以从佛陀五十五岁到八十岁的二十五年当中，阿难听闻了佛陀对人们的每一个开始，甚至。 在那之前的每次佛陀开示，也都听过。这二十五年当中，阿难就如同佛陀的影子一样，每部经典他都听过。他是个很特殊的人，他具足了某种完美的能力。由于他过去的波罗蜜，也因为这辈子的修行，他具足了很好的记忆力。任何东西，只要他听过一次就够了。 就像录音机或电脑一样，你随时问他，他都能一字不漏的说出来，这是他所具足的书生的能力。所以有人说，如果阿难不参加结集，某些经文就会有所遗漏。他应该要参加，但是他没有足够的资格，因为参加结集的都必须是阿罗汉，而他不是阿罗汉。我们要知道。 阿难服侍佛陀二十五年，非常亲近佛陀。他是佛陀的堂弟，是佛陀的忠实信徒。那么亲近佛陀，但他仍然不能成为阿罗汉。他只成就了须陀丸，也就是第一次经验到涅槃的境界，解脱的第一个阶段，第一次超越身心的境界，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 但仍然只是解脱的第一个阶段，之后你更进一步是斯陀环，接着阿那含，最后才是最高的阿罗汉。阿难在这时候到达的只是第一个阶段，这说明了佛陀并不能解脱任何其他的人。每个知道法，不只是一两个人，而是好几千人，经过他的教导之后都成了阿罗汉。 但他自己并不是阿罗汉，一个不是阿罗汉的人，怎么能够参加结集呢？所以大迦叶尊者到阿难那，告诉他：“你看呐，阿难尊者，过去你忙着侍奉佛陀，现在佛陀不在了，你这么清楚知道修行的方法，你自己的弟子也都成就了阿罗汉的果位，现在你有很多时间，为什么不加紧用功呢？” 只要你成了阿罗汉，就可以加入开始我们经典的结集了。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你也将成为成就这次结集非常关键性的人物。阿难觉得很高兴，太好了，是的。他说：“以前我没有很多时间，现在有时间了，所有时间都是自己的。等几天吧。” 我会加紧用功，我一定会成为阿罗汉，加入你们。他开始用功，开始勇猛精进的用功。我一定要成为阿罗汉，我一定要成为阿罗汉。过去，当他教别人时，他常常会说：“不要增强自我，我执对你而言是危险的，它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而当他自己修行时，自我却变得重要起来了。我一定要成为阿罗汉，我一定要成为一个阿罗汉。许多次，这个老师忘了他曾经教给学生的。当他自己修行时，却忘了自己对别人的教导。这就是当时发生的情况。他并没有进展。明天。 他们就要开始结集大会了。大迦叶尊者到了阿难那，告诉他：“你看呐，我们已经等这么久了，我们真的不能再等下去。有四百九十九个人等着开始。明天早上，如果你不是阿罗汉，我会另外找人。我们将开始进行工作。如果你成为阿罗汉，则欢迎你加入。” 好好好的，在一个晚上，我再继续用功看看。再一次，他试着，我一定要成为阿罗汉。这是最后剩下的一个晚上了，我一定要成为阿罗汉。前夜过去的，中夜过去的，后夜过去的，太阳升起来了，他筋疲力尽，然而他并没有伤心。 至少他有修行的良好特质，他已经养成了平衡的心态。虽然没有成功，但他知道，即使没成功，也不应该因而伤心难过。他接受了这个事实，我接受这个事实，我不是个阿罗汉。现在让自己休息一下吧。我不是阿罗汉，只是须陀洹，一个须陀洹。 他活在当下的实相当中，当他一直想成就、想要成为阿罗汉，他的心总是在未来，而不是活在当下。而现在，我不是阿罗汉，他接受了这个事实。我只是个虚陀环，我现在要休息了，我要休息了。不断的往内关照着感受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 这是好的禅修者，他休息时的方式。我现在要休息了，就在他的头即将碰到枕头的那一刹那，他成为阿罗汉了。当你太过勇猛，太强迫自己，你失去了心的平衡。中道，不要过度的松弛懈怠，这样什么事也无法做成。 也不要太过勇猛精进，使你失去了新的平衡。阿难成为阿罗汉的，他加入了这次经典结级。现在大家向阿难提出问题：佛陀究竟说了什么呢？所有佛陀的教法编辑成三个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教法称为。 三藏，di p i a ga，巴利文 di p i a ga 的 d 是三个的意思，pita ga 是篮子的意思。因为从前在印度，通常书都放在篮子当中。这三种佛陀的叫法，一种是经藏 s u d t a b i d a ga，这个部分是对大众或长或短的演说编辑而成的。 接着是律藏，b i 亚 a g a 这是特别对僧众的开示，内容是有关他们的纪律，关于戒律的。对在家人而言，五戒就够了，但是僧众的戒律则超过了两百条，而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位老比丘会气愤的说：“哦，对我们有这么多限制。” 所有这些对僧众的教诫，就编辑成为律藏。然后第三部分称为论藏，也就是阿毗达摩，意思是更高的法，法就是自然的法则，也就是实相。阿毗达摩是比较深的实相，一般人不容易了解。 必须是修持较深入的人才能了解的。阿毗达摩是对身心现象这整个领域的分析研究，在阿毗达摩当中，对于所有身心及心中升起的法，从表面的实相到究竟的实相，都有详尽的解说。以当时的语言来说，色身叫做 rupa，心叫做 jha。 心中升起的法叫做 z e t a s i g a 他们是如何互动，如何互相影响？身是如何刺激心的升起，心又是如何刺激身的升起？心是如何刺激心的升起，身又如何刺激身的升起？对于这些都有完整的解释。对于所有身心内在更深层。 不断在发生的相互关联、作用及互动，也都有完整的解释。光是阅读《阿毗达摩》是无法了解这些内容的，唯有透过对内观实际的修行，到达一个非常深入的阶段，才能清楚的了解这些内容。这就是第三部分的论藏，也就是《阿毗达摩藏》。 就经律论三藏而言，阿难被问及的是经藏和论藏的问题。至于律藏，是由另一位叫做优婆利的阿罗汉来回答问题。在僧团当中，优婆利尊者持戒第一。现在要讲的这部经，出自三藏当中的经藏。阿难说：“我是这样听说的。” evam m s u d a 许多经典是以这句话作为开始的。阿难直接从佛陀的口中听说，所以说我是这样听说的。接着我们听第二段经文。有一次，世尊在居楼国建摩色达摩城中，与居楼人在一起。当时世尊对比丘们说：“比丘们。” 比丘们回答世尊，世尊接着说了以下的开示。这是阿难详细描述了讲经的实况。这部经是在哪里说的？什么时候说的？是对谁说的？在哪一种情况下说的？是如何说的？在经典的序文当中，他做了这些描述，然后。 才开始进入经典的正文部分现在说明这部经是在哪个地方说的阿难说 a 刚什么样有一次巴嘎瓦，觉者佛陀 v i h a 曾经住在在印度话当中 Vihara D 这个词通常不会用在一般的在家人身上，而是用在正悟的人或那些走在觉悟道路上的僧众，或是在法中实修的在家居士这些人身上。对他们才用到 Vihara D 这个字。因此，佛陀那个时候住在停留在居楼国咕噜咕噜。 是当时北印度十六国当中的一个国家，它的地点接近今天的德里市，是在靠近旁遮普省、跟拉加斯坦省相毗邻的地方。现在称这个地方为哈雅纳。现在叫哈雅纳的地方，那时候就叫做咕噜居楼国。这部经就是在居楼国讲。 在居罗国当中，有个名字叫做建摩色达摩的小地方，建摩色达摩就是讲这部经的地方。佛陀称呼那些当时在场的人 比丘们，而比丘们回答世尊：现在我们要了解两件事。第一个是，这场重要的开示就是在拘留国说的；第二，则是佛陀非常赞叹拘留组的人。 不只是佛陀，后来在其他的传统当中，他们也认为居罗国的居民都过着很有道德的生活。在婆罗门的传统当中，有一部重要的经典叫做《Gita》，经文开始的经句是：“Dharma Shetre Guru Shetre”，意思是说，咕噜的原地是法的原地。 经中说到，拘留国是法的源地。为什么拘留国受到如此高度的尊崇呢？佛陀曾经在某次开示当中解释过，在佛陀未成佛之前，他的过去生当中就种下了成佛的因，他不断的发展成佛的十波罗蜜，生生世世过着正当的生活，去发展自己的波罗蜜。 在无数生中有一生他曾做过居留国的国王。现在居留国全国的人，上从国王，下至最低贱的人都持守戒律。希腊这些戒律当时叫做班加希拉，现在我们称它为五戒。所谓的希腊就是法，戒法或道德。戒在当时的印度话也称为咕噜，就是法。 咕噜的法，这意思是说，咕噜人有这种特质，这是他们的特质，他们过着道德的生活。每个人都过着道德的生活，实在相当的难得。那时候佛陀还没有成佛，也就是菩萨，他是咕噜国的统治者。在印度当时的很多国家当中，有个国家，那个时候叫卡林加。 现在位于一个叫做欧丽莎的地方，这个国家年年闹饥荒和旱灾，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当时的人有个观念认为，饥荒和旱灾是因为人民没有遵循道德的生活所引起的，而人民之所以不遵循道德，则是因为统治者不过着道德的生活。因此，这个国家的长老们就到国王那儿说。 陛下，我们一定做错了什么？您看，年年都有饥荒，我们一定要改善这种情况。我们的百姓应该过着道德的生活。如果要这样，除非您开始过着遵循道德的生活，否则人民是不会这样做的。因此，请陛下您受持五戒，并且使所有的人、国家当中所有的百姓都受五戒。 而如果要受五戒，到持戒清净的人那儿去求戒是很重要的。然而，你可以从哪个人那儿求受五戒呢？从谁那儿我们可以得五戒呢？我们最好去找居留国的国王商量，他是最适当的人选。所有他的百姓、他的子民都过着遵循道德的生活，五戒就在那儿。 于是，两位婆罗门大臣就被派遣出使到俱乐国去。他们到那儿之后，将整个事情的来由告诉俱乐国国王。我们目前遭遇到困境，请为我们受五戒。请您将戒文写在石板瓦上，我们把它带回去。这块石板瓦将代表您将戒文读给我们的国王听。我们也会对所有的百姓读诵戒文。 从此以后，他们将开始过着持戒的生活，因而脱离痛苦。居柔国的国王并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他说：“是的，我一直过着清净的持戒生活，但是我曾经犯了一个小过失，一个很小的过失，所以我并不算是完全的持戒清净。”然后他告诉两位大使。 去找他的母后，他年老的母亲，他才是直接亲近的。他们去找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却说：“不不不，在我的一生中，曾经犯了一件小过失，你最好去找大皇后。”然后他们就去找大皇后，但他又说：“不不不不，我曾经犯了一个小过错，你们去找国王的弟弟吧。”然后是，你们去找本国的宰相。 然后是你们去找本国的财政部长，然后是你们去找本国的首席祭司，然后是你们去找本国的重要官员、财政官员，然后是你们去找本国的大贸易家、商人。就像这样，他们继续找下去。每个人都说，在我的一生当中，曾经犯了一个小过失，曾经做了一件小过错。继续不断的找找找。 去找驾驭战车的人，两位大使找到这个驾驭战车的人，他说：“不，我犯了一些过错。”然后去找晚上看门的守卫，他也说犯了一些过失。就像这样，从国王到百姓，每个人都很谨慎的持戒，就连非常维系的地方也都注意到了。而他们所提到的过失。 我们不需要去追究他的细节，那很花时间，那都只是一些小小的过失罢了。例如，国王说：“我犯了一个过失，什么过失呢？”他说：“有一次我在表演剑术，我的剑术非常好，我表演剑术给百姓和大臣们看，而其中有一支我射出去的箭掉在附近的池塘里。当箭掉入池塘时，” 它沉到水里没有浮起来，没有再浮起来，那表示箭可能射穿了一条鱼，而那条鱼死了，它的重量使这支箭沉入水中不再浮起来。谁知道那支箭是否真的射穿了一条鱼呢？箭可能掉到池塘底部很深的泥巴当中，而没有浮起来。但国王却怀疑，或许或许因为我这样的行为而杀了一条鱼。 就像这样子，人们都非常谨慎的守持他们的戒律，所以居罗国是一个从过去传统以来人民就非常注重戒律的国家。因此，这部经并没有提到戒律，因为戒律的基础早就存在了，而佛陀就是对着那个国家的百姓演说的。虽然戒律的基础很重要，但是基础毕竟只是基础。 在这个佛和下个佛之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当佛陀出世，也就是觉悟的人出现在世间的时候，他说了完整的教法，法的每一个层面，这个纯净的教法没有什么可以从中删除，没有一丝一毫不纯净的东西可以去除，也不需再增加任何东西。所以经典里面说。 “Kevol p a r i p u n n g k v u a r i d 意思是说，佛陀所教导的法是完整而且纯净的。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时光流逝，完整纯净的法变得不完整，不再完整了。某些重要的部分失传了，而且最难的部分最先消失，智慧般养 开始消失，内观 s 巴沙那的方法开始消失，智慧班呀，剩下的只是知识层面上的智慧了。人们继续谈论智慧，但是修所成慧失传了。正定，也就是禅定当中叫纯正的部分也不见了，以持诵、观想、观相的方式所发展的定被保留下来。 但是，随着不断觉知实相而发展的正定已经失传了，所剩下的只有戒。对人们而言，戒变得很重要，它确实很重要。但其他修行的要素，其他关于法在实修上的次第消失了，而人们偏重在戒，于是开始走极端。他们开始特别强调某一条戒或其他戒律。 以至于失去了新的平衡，而使得他们不能修持正定，也不能修持正确的智慧。我们可以在今天的印度看到相同的情况：社会上有些地区的人特别强调某一条戒或其他戒律，以至于失去了新的平衡，而使得他们不能修持正定，也不能修持正确的智慧。 这就是佛陀所不断谴责的，对于戒律发愿的执着，也就是他所说的戒禁取。sila vada paramasa paramasa 是执着，执着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人们对于持守某一条戒，认为我因此可以解脱了，我只要持这条戒就可以解脱了，这会让人变得很不平衡。 他们不修定，不修内观，不修智慧，因为他们过度的强调戒律，以至于他们只执着戒律。vada 是发愿，你发了一个愿，然后你变得非常执着这个愿，你要再度强调它，非常极端的强调它。戒律本身没有错，它非常重要；发愿本身也没错，也非常重要。 就像发愿过午不食是很好的愿，对你们的禅修有帮助。或者有的时候发愿整天斋戒断食，这也没错，它使你们健康。但当人们过度执着它时，就会变成：你断食一天，我要断食两天；我比你更有修行。你断食两天，我要断食五天；你断食五天，我要断食十天、二十天、一个月。 就是这样，最重要的教法不见了，目标不见了，大家如此执着戒律，执着这个发愿，对于法在实修上的其他重要部分，像正定、智慧等，就在这个国家消失了。而这就是当时在居留国的情况，人们严格的持戒，但曲解到这样的地步。 却是错误的，但持戒的人还是比没持戒、没过戒律生活的人要好的太多。因此，这些人的确比其他人好很多，因为他们的基础好，他们也就比较容易了解法。虽然有些不足，但可以用现在要教的方法来补足它。因此，佛陀知道居楼国是个有道德基础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人会更容易了解这个修法的细节，所以他在那里教导了这个方法。接着第三段经文，比丘们只有一条道路可以使众生清净，克服愁叹，灭除苦忧，实践真理，体证涅盘。这条道路就是四念住。佛陀说：“比丘们。” 什么是比丘呢？在印度一般的语言当中，比丘是出家人或隐士的意思。但在这里不只是这个意思，它是指那些在法上实修的人。因此，当佛陀说比丘，这个时候，他是对一个禅修者而说的，就像说禅修者一样。 然后佛陀开始他的演说。埃伽亚诺，阿鸯比克维，玛古。埃伽亚诺只有一条道路。埃伽亚诺玛古，阿鸯比克维。是什么道路呢？萨塔能维苏迪亚，净化众生。 意思是净化每一个人的心，心的净化才是真正的净化。我们可以从外表不断的清洗自己的身体，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净化，必须净化了这个心才算。那么要净化什么呢苏格巴 a p 瓦能什么 e v a 耶？s a 是很深的忧愁。 心理上的忧愁，很深的忧愁，就叫 soga。而 soga b a r i d e v a n a 是心理的忧愁，心理的忧愁显现在身体上，就是哭泣、流泪、叹息。samadigama 耶是指这条道路会帮助禅修者超越、度过这个忧愁。当你们修持这个方法时，就不再哭泣，不再流泪。 也不再叹息，而如此深的忧愁会浮现到表面上，并且消失。你们将度过它，然后。忧，domanas 是心中不愉快的感觉，心里觉得不快乐就是忧 domanas，a 而苦 duka。 是身体上不愉快的感受，在身体上不愉快的感受就是苦，duka；心中不愉快的感觉就是忧，domanas；a 而 a t a n g a m a y a 是根绝去除的意思。这个方法将帮助你从粗重的实相开始，从非常粗重的痛苦，渐渐的变成叫维系的痛苦。 逐渐维系，维系，直到你完全去除痛苦。当你心里有太多的忧愁时，你会哭泣，会流泪，他们是那么粗重，这两者都那么粗重。然而心中的痛苦依然存在，某些痛苦仍留在心里，这就是忧多么那桑。而对身体不愉快的感受，也一样可以用这个方法去除它。 然后是，尼阿耶是阿底噶玛耶，帮助一个人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如果你不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如果你用观想的方式来修，那么我前面说过的关于心的进化就不可能达到。如果你只是做某种思维或是某种观想， 心中深处的痛苦是不可能根除的，无疑的，心的表层会自己净化，这些修法能净化心的表层，但是心的深层那些根深蒂固的心结则无法浮现。只有当你开始如实的观察，关于身心的实相及身心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的作用时。 内在的心结才会浮现。你们继续观察，不断的观察，观察，从粗重的表面实相越来越深入，直到到达究竟的实相，也就是关于身、关于心、关于心中升起的法最维系的究竟实相。于是你靠自己去经验实相，不断的用功。 而不是由佛陀去经验这个石像。佛陀所经验的石像，只能解脱一个人，也就是佛陀他自己，只有他自己解脱的。他只能指出这条道路，而每个人还是必须靠他自己亲身去体验石像，从最粗重的到最维系、最维系的石像，一步一步的。 走过这条道路，所以称之为尼雅萨阿迪伽玛耶，走在体验实相的道路上。伽玛耶是你走上这条路，阿迪伽玛耶是高尚的道路，你正走在高尚的解脱之道上。接着是尼巴纳斯萨切吉利雅耶。 体证涅盘，像这样不断的观察实相，将会带领你到达什么地方呢？从最粗重的表面实相，进入越来越维系、越来越维系的实相，只有实相，而不是想象。关于整个身心范畴最维系的实相，然后你超越了身心，并亲近了超越身心的某种境界。 那就是涅槃。整个身心范围内的现象，就是事物不断的生灭、生灭、生灭。有时候以粗重的形态呈现，升起后似乎是停留一段时间，然后才消失。当观察越来越深入时，你会注意到它是非常快速的，不断在生灭、生灭，甚至。 在这维系的层次里，也有某些维系的震动，不停的生灭生灭，所以整个身心的范围都是不断的生灭生灭的现象。这也就是我们必须去体证的，而不只是在知识的层面上接受它。当你超越了身心的领域，超越了不断生灭无常的领域，而体证了究竟的实相。 它超越身心，超越生命，无法用语言文字来形容。因为在这种经验当中，你所有的感官都停止活动了。当人们修习内观这个方法，而达到了超越整个身心世界时，就证得了涅槃。涅槃的体证超越了身心。 超越了所有的感官，眼、耳、鼻、舌、身、意，整个六根都停止活动了。他们停止活动，因为这是一种超越的感官范畴的体验。这种经验可能只有几个刹那，可能只有几分钟，也可能是几个小时，视情况而定。但是，当你从那个经验中回来。 回到这个感官的世界，这个身心的世界时，你已经是个完全改变的人了，而你却无法向别人解释你自己所经验到的。你要怎么解释呢？你并没有适当的表达工具可以用来解释。这是一种超越感官的经验，它无法用感官的经验来解释，也无法经由人们感官的经验去了解它。 这整条道路是一条体验、不断体验的道路。如果你只是玩着知识的游戏，当然你可以讨论它，可以对它做长篇大论的描述，但是你所了解的只是在知识层面上而已，那并没有什么用。这整条路必须靠每个人亲自去体验。 这也就是为什么佛陀所谈到的法的六种特性，其中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亲自去体验它。不觉当唯的达波，法必须由每一个人从自己的身心之内亲自去体验它。你必须亲自去体验它。唯的达波。 的意思是，正在经验感受，你经验的自己身心之内的实相。当你开始观察、感觉和体验自己身心上的实相，从最粗重的开始，继续不断的移动、移动、移动，你将会探究了整个身心世界的领域，然后你会惊艳到某种超越身心的境界。因此。 这就是个人实际观察身心实相的整个范畴。当佛陀说“这是唯一的道路”这句话，对那些尚未深入或完全还没走上这条路的人来说，他们听了会觉得很不舒服。什么是这个人所说的唯一的道路呢？这是非常狭隘的看法。 明明可以有这么多条路，为什么说这是唯一的道路呢？但是，对那些走过这条路的人而言，则非常清楚。到底这条路是什么呢？自然的法则是普遍存在的。自然的法则对佛陀的追随者而言并没有不同。自然的法则对所谓的印度教徒、基督教徒或回教徒而言也没有什么差别。 自然的法则就是自然的法则，而佛陀希望我们去体验、去了解自然的法则，去体验实相，去了解这个适用于个人乃至全体的法法则特性。就像火的特性是燃烧，任何人把手放在火上，就一定会被烧伤。火并不会分别，并不知道这只手。 是印度教徒、佛教徒或基督教徒的手，是澳洲人、纽西兰人或美国人的手。任何人把手放在火上，就会被烧伤。我不喜欢被火烧到手，所以我最好把手从火上拿开。这就是自然的法则，这就是法，也就是佛陀所教导的。它是普遍性的，因为法则是普遍性的。 因此，这条道路也必定是普遍性的，它不是属于任何宗派的。而普遍性的道路就是唯一的道路，因为法则是唯一的。不论有没有佛陀，法则就是法则。不管是还没有人成佛，有人成佛，或是在佛陀之后，自然的法则都一直存在的。 就像有位名叫牛顿的人发现的万有引力一样，不论有没有牛顿这个人，万有引力都是一直存在的。甚至在牛顿之前，在牛顿当时，乃至牛顿之后，万有引力都存在着。如果有人发现，那最好，因为我们可以应用它。相对论是由一位名叫爱因斯坦的人发现的，不论有没有爱因斯坦，他都在那儿。 在爱因斯坦之前，爱因斯坦当时乃至爱因斯坦之后，相对论都存在那儿。同样的，法就在那儿，如是因如是果，这就是自然的法则。如果你不想要有这样的结果，那么就要避开它，这就是自然的法则。埃伽亚 a g o 唯一的道路。如果你继续这样做， 而想不要有这样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g no mago 唯一的道路的意思，是你遵循自然的法则，而这个自然的法则，是唯一的。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加在一起，结果就产生水汽，产生了水，这是自然的法则，这就是法则，这就是法。 如果行星上没有氧，没有氧或没有氢，就没有水，就没有水汽。这是自然的法则。你已经开始修持了，你将会修得更加深入。这是你在这整条路上前进时会了解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是这样做的，那么结果一定会那样呈现。如果你不想要那样的结果，因为那个结果。 会使你不快乐而感到痛苦。如果你想脱离痛苦，那么就不应该这么做。必须去除原因，结果才会自动去除。如果不努力去除原因，而只是认为我会从这个原因所造成的结果当中解脱出来，从这个不愉快、痛苦的结果当中解脱出来，因为有人有某位超自然能力的人。 会很慈悲的对待我，即使我心中充满着种种的不尽烦恼，这个人也会来帮我解脱。这只是一种寄望式的想法，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个人必须努力，必须靠自己去除烦恼，这是方法，是法则，是自然的道理。由于无名，你继续不断的产生习性反应，sankara。 而导致你不断的受苦，你必须根除先前这种充满无名的行为模式，必须改变这种内心深处的行为模式，而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就是为什么说 agayam m a g o 这是唯一的道路。接着第四段经文是哪四个念咒呢？比丘们。 比丘就身体观察身体，精勤觉知时时彻知无常，去除对身心世界的贪嗔；就感受观察感受，精勤觉知时时彻知无常，去除对身心世界的贪嗔；就心观察心，精勤觉知时时彻知无常，去除对身心世界的贪嗔；就诸法观察诸法。 精勤觉知，时时彻知无常，去除对身心世界的贪嗔。佛陀说四念住。耶底当，以智慧建立四种念住，而这四种念住是什么呢？ 哦，禅修者，禅修者应该怎么做呢？嘎耶嘎努巴西比哈拉提，阿达比三巴加诺萨提玛，维尼耶罗基阿比贾多曼那僧。嘎耶嘎雅努巴西，要就身体亲进，身体当中的实相。阿达比非常精进，不懈怠的。三巴加诺。 体验不断的生灭，生灭的智慧。萨蒂玛，保持觉知，在身体当中以完全具足智慧的觉知来观察身体的实相，也就是没有任何想象的成分。你们直接就自己的身体去体验身体当中的实相。接着，像上面一样。 vedanasu v e d a e r e t i 就身体的感受来观察感受的实相，你不是去想象感受，而是直接去体验那些感受。vedanasu v e d a n a n u p a s s v e h r e t i atapi sampajano satima，非常精勤的具足觉知和智慧。 去除自己的贪爱和嗔恨，对身心世界的贪爱和嗔恨。loge 的意思是世间，这里是指身心现象的世界。同样的 j t e jtanupasvi h r a t i 就心观察心的实相。 心中升起的法，自然的法则，关于身心法则的实相，在这诸法当中，你们就诸法观察诸法，然后再一次提到，以完全的觉知和智慧精进的用功。 为令有情、阿比迦、多曼那僧，去除自己的贪爱和嗔恨。明天我们将更详细来解说上面这一段，同时了解四念住，观察身体的实相，观察身体上种种感受的实相，观察心的实相，观察心中升起的法的实相。 所有这四种念住都必须由禅修者他自己直接亲自体验，只是用理智去思考，对你并没有帮助。理性的了解教法是好的，因为它能给你启示与引导，它能帮助你了解应该如何去修行，应该如何去体验。但实际上，只有你自己亲身的体验才会带来结果。 而当我们更深入的探讨这部经典时，你就会理解到上面所讲的事情。同时，现在你正在观呼吸，这是当下的实相，觉知它，观察气息的进来，观察气息的出去，如实的，如实的，深的呼吸，浅的呼吸，如实的接触到这儿，接触到那儿，如实的观察它。 时时刻刻如实的去觉知鼻孔以下的感受，试着保持这个对实相持续的觉知，这就是你现在的所缘。在这个鼻孔以下的范围，你要不断的观察这个范围，时时刻刻呈现在这个范围的实相，你都要觉知到，不断的保持觉知，日日夜夜除了熟睡的时间以外，你都要不断的。 保持觉知，大部分的时间你会忘了对所缘、对这个观察的对象保持觉知，你的心会到处游荡，你无法控制它。但只要你一知道心跑掉了，就把它拉回来，就接受心跑掉了这个事实。当你发现心跑掉时，不要产生失望或沮丧的感觉，只要接受心跑掉了。 这个事实就是了，然后再度开始如实的观察呼吸的进出、进出深的、浅的，以及这个范围的感受。你觉知这个范围，觉知呼吸的进出、进出，继续的保持觉知。你已经像这样不断的用功了一段时间了，现在你必须更认真、更精进的继续用功。 时间非常短暂，你们来参加这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大家都非常精进用功，没有新学员的干扰，好好的把握这些有利的条件，好好的利用它，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为了你自己能更好，为了你自己的解脱，享受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 真正的快乐，愿你们都能享有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